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您好，您能不能重点跟我们谈谈社交网站给传统交往方式带来了哪些影响？最近几年，社交网络非常流行。 用户可以在网站创建一个公开或半公开的个人账号，展示和自己有联系的其他用户，查看和搜索与自己有联系的用户以及与朋友有联系的用户，还能交到新朋友和更多的人建立起联系。这是人们使用网站的主要目的吗？还不是。那人们使用社交网站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？应该说，社交网站主要体现的还是现实世界中的人际关系。 社交网站使我们能够和平时不常见的人保持联系，但是要注意，介绍陌生人给你并不是社交网站的意图。那现实中的友谊和互联网中的友谊有什么区别呢？现实中的友谊和互联网上的友谊并不相同。在线联系并不意味着你们交换过电话号码。对于一些联系人，也许你觉得线上交流比线下交流舒服。网上的友谊一般是慢慢积累起来的。 人们一般会在网上增加联系，而不会切断联系。而且，我们和朋友在网上的交流方式也不一样。比如，在网上，我们的交流更加简洁，而不是专注的较长时间的对话。在线上社交网络中，我们不仅维护着和所有朋友的珍贵友情，还能看到他们和其他人的交往和互动。这一点比在现实生活中要容易得多。确实，有时候你的线上好友传上一组照片。 你会发现，他们刚和你去了同一个国家，突然之间，你和好友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，对好友的日常生活一下就有了了解。也许你还会发现，和你线上好友互动的人中也有你的朋友，而你之前并不知道他们认识，这对于你也许是一份惊喜。六，人们在社交网站上可以做什么？ 七，人们使用线上社交网站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？八，与网上交流方式相比，线下交流的特点是什么？ 九，互联网中的友谊有什么特点？十，根据对话，什么情况下我们会有惊喜？